爱港政行十分不利的民意调查结果，有批评者钟庭耀所做的民意调查不够科学，但因为香港大学的牌子加上其他因素，他所做的调查实质上已成为香港众多民调机构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个。这一个局面必须改变，而且越快越好。哇，赛诶、呃。